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九十七集，叶崇玉真的是后悔了。他被关在天界牢狱的时候，身上被各种利器鞭打，他才知道，原来这些东西打在身上这么疼。 那他曾经折磨云梦寒的时候，云梦寒比他体弱，比他修为低，还比他怕疼，是怎么忍下来的呢？叶崇玉不止一次后悔，现在他有了弥补的机会，发自真心想报复林清霄救活素影月和云梦涵和云梦涵好好过日子。叶崇玉怕吓到他，放柔了语气说：“我对不起你和孩子。” 我愿意用余生赎罪，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可以吗？ <laughs> 叶崇玉没有说完，不可置信的低头，在他的腹部，一柄匕首齐根刺入，顺着刀柄滴滴答答的流着血。叶崇玉看着云梦涵满眼都是震惊。你竟然伤我？你被人控制了吗？没有。 云梦寒恶狠狠盯着他，头一次感到快意。凭什么伤害你说了算？好好过日子也由你说了算。凭什么你想重新开始就能重新开始？这柄刀还是素影月给我。当初他用这把刀折磨我时，对我炫耀。 说这把匕首是你送给他的，锋利无比，可以刺破龙族的护身鳞片。如今，我还给你。云梦寒说着，仰天大笑，他的长发被溅得七零八落，在风中宛如疯魔。 云梦涵从来没有这样大声笑。曾经，他觉得这样的动作非常粗鲁，非淑女所为。然而现在，他却在想，淑女究竟是为了谁呢？她柔弱无助，楚楚可怜，到底对谁有利呢？叶崇玉已经完全呆滞了。以他的身手，云梦涵原本伤不到他，他只是没料到云梦涵会给他致命一刀。 叶崇玉紧紧盯着他，执着的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”云梦涵眼泪掉下来，眼中满是恨意。这一刀，给我的孩子。他扑哧一声将刀抽出来，血随着他的动作喷洒而出，溅了两人一身。 云梦涵不顾自己脸上的血，紧紧握着刀，想要刺第二刀。 <laughs> 这一刀，给枉死了大祭司和巫族！ <laughs> 叶崇玉眼睛瞪大，惊慌道：“不要！”然而，已经太晚了。 背后的魔族抓到空隙，万箭齐发，将云梦寒射了个对穿。云梦寒胸口接连中箭，口吐鲜血，失力从诛仙台上掉下去。云梦寒面对着天空而落，背后风声呼啸，将他的白衣吹得猎猎作响。云梦寒望着遥远的天空，解脱的想：他终于死了。 只可惜，他还是没能给巫族报仇。他对不起巫族，对不起大祭司。第一次，他将巫族的消息透露给叶重玉，给巫族带来灭族之祸；第二次，他轻信魔神，没有及时将那个孩子杀死，还是间接害死了巫族。他无言求巫族原谅，只能尽自己全力为他们报仇。可惜，他还是太弱了。 云梦寒慢慢闭上眼睛。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放弃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天资，而是选择去依附一个男人。我有近乎不死的身体，有天生亲近草木的本领，有着丝毫不逊于叶重玉的前程。 我醒悟的太晚了。如果有来生，我愿自己一生断情绝爱，一心修炼，不要再为任何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和人生，而我却鬼迷心窍。 我真的，一点都不喜欢魔界。诛仙台上面似乎有争吵，似乎是他们在争论要不要救他。不过，这已经和云梦寒无关了。云梦寒感觉到风从自己体内穿过，他的身体化作光点，飘散在空中。 仙族至清至纯，死后不留任何杂质，会化成清气回归天界。云梦涵身体完全消散之时，他体内最后的血脉被激发，凝聚出一颗小小的种子。风呼啸而过，种子摇摇晃晃，随着清气飘向银河。没有人发觉到，一粒种子被风吹到银河边。 落在地上，没过多久被尘土掩埋。这粒种子或许能发芽，或许能躲过鸟兽的捕食，或许能顺利长大，或许能集聚灵气，或许能生出神智，或许能化为人形，或许有修炼资质，踏入修仙之途，也或许从一开始，它就没法发芽。 云梦寒死后，叶崇玉消沉了好几天，不想见任何人。他从宿醉中醒来，头痛欲裂，都分不清白天黑夜。外面传来侍卫的阻挡声：“妖王，魔尊不见客，请您回去。”侍卫连连阻拦，还是被人砰的一声推开殿门。侍卫面色难堪，跪下向叶崇玉请罪：“魔尊恕罪。” 属下实在拦不住红莲妖王。红莲妖王看到里面的景象，嗤了一声，讽道：“哼，这么重的酒味，我还以为你把自己喝死了呢。”叶崇玉用力敲了敲自己额头，艰难的爬起来：“怎么是你？怎么，不是我？你还盼着林青霄不成？”说到这几个字。 叶崇玉心情跌到冰点，浑浑噩噩的脑子终于清醒了些许。他朝门口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们退下吧，守住店门，不得放任何人进来。若是再失职，侍卫不敢再听下去，低头深深抱拳，不敢，属下遵命。”侍卫们弓着身体退下，临走时拉上殿门，沉重的木门缓慢关上。 叶崇玉从座位上坐起来，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“我来做什么？”红莲妖王笑了一声，嘲讽地看着他：“哼，我来看看你死了没有。若是死了，就不必林青霄动手了。好歹落了个全尸。修炼之人在乎因果，谁愿意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听别人说自己死？”叶崇玉冷了脸，问：“你是存心来找茬的？” 红莲妖王对殿中的邋遢景象极其嫌弃，他找了个干净地方，勉强坐下说：“你这里气味太难闻了，本王待着难受，便直接说了。你觉醒了另一份记忆，应当没错吧？”叶崇玉不说话，红莲妖王见他不承认，不屑地嗤了一声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，竟然连这点胆魄都没有。” 不光是你，云梦涵也觉醒了吧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